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一九四一年的这个苏联红军啊，虽然也经过了大量整编，这个总兵力呢扩大到了大概五百万人左右，装备呢也经过了一定程度的革新，但是呢，这个就是它的主力啊是驻扎在广阔的内陆地区啊，因为苏联是世界上地皮最大的国家嘛。 因为你这个兵力分布的这个太广，其实就跟咱们鸦片战争时候清军对阵英军时候的这个状况差不多。你兵力虽然多，但是你分布在全国，苏联国内的铁路、公路交通又不是那么发达啊，相当一部分兵力在远东，在外蒙古。这个虽然两年之前苏蒙联军在这个满蒙边境的哈拉哈河地区跟日本关东军呢干了一仗，规模也不算小，诺门坎战役。 这个诺门坎战役当中啊，虽然最后苏联凭借装备上的优势啊，还有这个名将朱可夫的出色指挥啊，其实主要是优势啊，朱可夫没见多出色，战胜了这个日本关东军，但是呢，赢的也很费劲儿。关于这场战役的详细经过，咱们后边会讲啊，就使得他呢在东面不得不部署一部分兵力去这个防守，啊 因为日本关东军是日本最精锐的部队嘛，号称“皇军之花”，那驻扎在这个中国东北，而且绝大部分苏军呢，仅仅保有和平时期的训练强度，仅靠边境现有兵力，根本就无法抵御敌军的集中突击。所以，这个苏联如果想完成一套有效的防御体系，至少呢需要两三个礼拜的时间。 战争爆发前几个月，斯大林一直非常苦恼啊，因为这个他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情报机构，而且很多为苏联工作的人，真的不是为了钱啊，因为苏联也给不了多少钱，是吧？哎，苏联自己还没钱呢，真的是为了理想啊，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啊，为了世界大同，是吧？为了这种崇高的理想，为他们工作。 这个时候，这些个谍报人员就向这个苏联报告，那说德国正在谋划大举进攻苏联。斯大林不相信，不相信情报人员的话，就像任何人都会背叛自己的上司一样，斯大林坚信别人会背叛他啊，特别是以撒谎为职业的间谍，甚至是不是双面间谍都得两说了。 表面上看呐，这个他的这种想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啊。情报人员跟他报告说，德国几个月之后要进攻你，你不扯淡吗？现在我们哥俩好着呢，我跟小西穿一条裤子嫌肥是吧？我们俩好着呢。在这个时候，英国首相丘吉尔送给斯大林一份秘密情报，提醒斯大林：你小子当心啊，德国要入侵你。丘吉尔对自己的绅士风度特别满意啊，你们俩都是臭流氓。 你们俩我都膈应，但是现在毕竟是法西斯是人类公敌嘛，希特勒威胁我了，斯大林也只是恶心我，所以这样的话呢，咱们也算是反纳粹的同志，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但是这个警告在斯大林眼里效果恰恰相反。过去二十多年，丘吉尔一直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反共分子，他自己说过啊，二十五年来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坚定的反对过共产主义。 是吧？所以你警告我说，我哥们希特勒要打我，我靠，疏不见亲，你懂吗？咱俩是仇人，我跟他是朋友，你说他要背叛我，是吧？这拿脚趾头都能想明白，我应该信谁的？斯大林就怀疑所有来自西方领导人的警告都包含险恶用心，你们祸水东引，想让我跟我兄弟掐，想让我跟我的纳粹同志火并。 这个你少来这套，老西是我哥们儿，不会对不起我。最起码弄死你之前，他不会动我。你王八蛋没安好心啊！你在空中被德国人打得损失惨重，现在想让我火中取栗，想拉我下水，门儿也没有啊！啊，英国人长了毛比猴精，退了毛比人精，三百多年称霸世界靠的就是狡诈，所以这个不可能，你骗我！而且呢，斯大林也不希望。 自己在没有准备好之前跟德国开战，尤其是我刚搞完肃反啊，啊，我自己知道啊，高级将领让我崩了百分之八十，是吧？剩下都是一帮新兵蛋子、小孩崽子，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准备好啊？所以对斯大林来讲，他是很孤独的，到这个份上啊，大独裁者啊，一言决定人生死的大独裁者没朋友。 也没参事，也没有这个参谋，没地儿去跟人说去自己的这些东西。你跟谁说？一说就是国家机密，是吧？没有信赖的人可以跟他讨论这件事儿。他第二个老婆莫名其妙的自杀之后，就再也没有女人能够在他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连这个出席他媳妇儿葬礼的时候，他都是咒骂这个女人背叛了他。那所以他眼里毫无亲情可言，什么都没有，是吧？咱咱讲没朋友。 如果说基洛夫疑似他的一个朋友被干掉了啊，不知道被谁干掉了啊，同事全是哈巴狗是吧？让叫叫汪汪汪汪汪，大王那就就都这个平平庸庸、唯唯诺诺、摇尾乞怜是吧？这一点就真不如这个老西有格局。你看人老西手下葛培尔、希姆莱、海德里希、赫斯都能力挺强的，而且跟老西都能。 平起平坐的，一块儿能能啃苹果的，因为老西不喝酒，也不吃哈花生豆儿是吧？就一块儿啃苹果的。格林差点啊，因为体重太多了，脑子里全是油，把沟回给挤住了，是吧？格林啊，上战场那拼刺刀，八人一刀扎出来，滋滋血，他哇喷油，是吧？哎，但是也能各司其职，都很得这个老西信任，是吧？而且呢，这个老西啊，除了一开始清除冲锋队的一些头目，比如罗姆之外。 你很少听说他整肃自己人，除了就是后来这个四四年，施陶芬贝格伯爵要炸他，就是这个七二零事件之后啊，他才杀自己人，他没怎么干过自己人。好啊，他在地堡里，你看那帝国末日那地堡里，他们就说嘛，我就应该跟斯大林似的，把这些军官都毙了。苏联，好家伙，三六年到三九年这一大清洗，党政军连锅端，那外交队伍更是分崩离析。外交事务的掌门人莫洛托夫。 就干了两年外交，一门外语都不懂。他的外交特长比起搞阴谋的特长还差一大截儿，就是因为他忠诚、脸皮厚，在外交场合能够很自如的说一些不要脸的话，比如苏联爱好和平啊，我们从来不会炸赫尔辛基啊，我们扔的是面包啊，就说这种话，所以他才受斯大林重用。情报系统方面，斯大林的忠实走狗加老乡格鲁吉亚矮子贝利亚掌管的这个国外间谍网发展迅速。 但是在大清洗之前，贝利亚只是一个地区警察头目，没人教他如何运营一个国际间谍网，如何解读、评估到手的情报。这是技术活他干不了。他会干的就是抓人、打人、杀人、严刑逼供、问口供，是吧？三目之下何求不得？他就会干这个，而且对象还都是自己人。这些人虽然无限忠于斯大林。 但是呢，他没能力，能力就是对斯大林唯命是从。现在想一想啊，能够帮助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的人啊，受过良好教育的、有丰富经验的，有没有这些人？曾经有，现在呢，都在监狱大院的墓地里躺着呢。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份份情报送到斯大林的办公桌上，就只能等着斯大林自己判断了。就跟朱元璋似的，你把丞相废了。 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三丈犹拥背。起得比鸡都早，睡得比鸡都晚，俩鸡不是一个鸡了，是吧？所以这情报声称德国即将入侵苏联，这类情报来自于多名特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至今仍然被一些德国老兵痛恨的前德意志帝国士兵、红色间谍佐尔格。 佐尔格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兼战友佐尔格的侄孙，家族遗传是根红苗正。作为二十世纪最有胆识的间谍之一，他的信条是不撬保险柜，文件主动送上门；不持枪闯入密室，门却自动为我打开。他的情报准确到啥程度？他就是希特勒的文件夹，希特勒知道啥，他就知道啥。 所以，四一年六月十四号，佐尔格向斯大林传递了一份对苏联命运生死攸关的重要情报：德军将于六月二十二号进攻苏联，三个集团军群、九个集团军、一百九十个师、五百五十万人。这个情报的准确性甚至可以用伟大来形容，毫无误差。这份情报传到苏联的时候，距德军开始进攻。 还有八天，如果相信了这份情报，一切可能还来得及。但是斯大林对这种情报感到厌烦啊！他在一份报告旁边批示：“或许我们应该告诉这个情报员滚他妈的蛋，他提供的不是情报，而是谎言。”我早就听说这家伙爱沾花惹草，估计泡妞没钱，跟我这骗奖金。斯大林根本就不相信这些情报。 只好把这类情报归入到可疑和误导一类档案，就跟那个奏折留中不发。关键时候，这不仅仅是这些情报员说了，苏军边防部队也在报告德军行为异常。你说亲眼看见应该没问题吧？啊，从四一年一开始，德军飞机就经常侵犯苏联领空进行侦查。说从三月二十七号到四月十八号，那二十天。 德军侵犯苏联领空不下八十次，每次都要深入苏联国土啊二十到三十英里，而苏联的反应就是抗议、严正抗议、强烈谴责、严正交涉。这是我对你的第二百八十六次警告，就全都是这个。斯大林给人的这个感觉就像是一个鸵鸟啊，我脑袋埋到沙子里，你们爱咋地咋地，我没看见，没看见，听不见，听不见，不知道，就这样。这个时候，连奴性十足的贝利亚。 都感觉苗头不对了啊！通常贝利亚就是斯大林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现在，他都向这个斯大林报告说，德国呀，往白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派了很多破坏分子。他们或者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组，带着无线电发报机、武器、现金和苏联护照。其中有一些人呢，还是前白俄军官。二十年前呢，这些人曾经在同一地方和苏军打过仗。 四一年五月，苏联边防军一共抓获了三百五十三名企图翻越边境的人。到了六月初，就抓了一百零八个。这是抓到的，没抓到的，已经跑到苏联来的就不知道了。但是斯大林仍然不重视这个消息。六月十一号，贝利亚的手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这个战士在桑河河底下发现了电话线。德军一直在监听红军的电话。 每当斯大林听到这类消息的时候，有时候会被激怒，啊，滚他妈的蛋！有时候勉强装出一副冷静的神态。他说：“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不会愚蠢到要到东西两线作战。一战中德国人就是这样被扭断了脖子，希特勒不会冒这个险。”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